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三观拿着碗站着，他看到。 近旁的几户人家都在窗口邀请他，就对人们说：“啊，我就不喝你们的茶水了。你们呐，呃，给我一点盐。我已经喝了四碗水了，这水太冷了，我有点儿呃喝不下去了。你们给我一点盐，我吃了盐就会。” 又想喝水了。人们听了这话，觉得很奇怪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吃盐呢？你要是喝不下去了，你就不会口渴呀。啊，我没有口渴，我喝水不是口渴呀。有一些人笑了起来。 哈哈哈哈哈！你不口渴，为什么要喝这么多的水呀？你喝的还是河里的冷水。哎呀，你喝了这么多的河水，到了晚上会肚子疼的。许三观站在那儿，抬着头对着人们说：“你们都是好心人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喝水。” 是为了卖血，啊，卖血，哎，卖血为什么要喝水呀？哦，多喝水，身上的血呀就会多起来。这身上的血多了，就可以卖掉他两碗啊。许三观说着，举起手里的碗拍了拍，然后他笑了起来，脸上的皱纹。 堆到了一起。人们又问：“哎，那，你为什么要卖血呀？”“哦，一乐病了，病得很重啊。哦，呃，是肝炎，已经送到上海的大医院去了。哎，说说，那一乐是谁呀？”“哦，我儿子，他病得很重啊。” 只有上海的大医院能治，嘿嘿，这家里没有钱，我就出来卖血呀。我一路卖过去，哎，卖到上海的时候呢，这医乐治病的钱呐，哎，就会有了。 <laughs> 啊！许三观说到这里，流出了眼泪，他流着眼泪对人们微笑。 人们听了这话，都愣住了，看着许三观不再说话。许三观向他们伸出了手，对他们说：“啊，呃，你们都是好心人呐，呃，能不能给我一点盐呐？”人们都点起了头。过了一会儿，有几个人给他送来了盐，都是用纸包着的。 还有人给他送来了三壶热茶。西三观看着盐和热茶，对人们说：“哎呦， <laughs> 这么多盐我吃不了。其实啊，有了茶水，那 <laughs> 没有盐我也能喝下去呀。哎，盐吃不了你就带上，你下次卖血时啊还用得上啊。哎。” 这茶水呀，你现在就喝了啊，趁热喝下去吧。许三观对人们点点头，把盐放到口袋里，坐回到刚才的石阶上。他这次舀了半碗河水，接着拿起一只茶壶，把里面的热茶水倒在碗里，倒满就一口喝了下去。他抹了抹嘴巴，说：“哎呀。” 嗯，这茶水呀，哈哈，真是香啊！许三观接下去又喝了三碗，人们就说了：“哎呦，你可是真能喝呀！”许三观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他站起身来说：“ <laughs> 其实……” 我是逼着自己喝下去的。然后他看看放在石阶上的三只茶壶，对人们说：“我要走了，可是我不知道这三只茶壶是谁家的，我不知道应该还给谁呀。好了，你就走吧，茶壶啊，我们自己会拿的。” 许三观点点头，他向两边房屋窗口的人，还有站在石阶上的人鞠了一个躬。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也没什么能报答你们的啊！我呀，只有给你们鞠躬了啊，鞠躬了。然后，许三观来到了林浦的医院。 医院的供血室是在门诊部走廊的尽头，一个和李血头差不多年纪的男人坐在一张桌子旁，他的一条胳膊放在桌子上，眼睛看着对面没有门的厕所。许三观看到他穿着的白大褂和李血头的一样脏，许三观就对他说了：“我知道，你呀是这里的血头。” 哈哈，你看，呃，你的白大褂的胸前和袖管上黑乎乎的啊！你胸前的黑呀，是因为你经常靠在桌子上，啊哈，呃，袖管的黑呀，是你的两条胳膊呢，呃，经常放在桌子上，啊哈，哎，你和我们那儿的李血头一样啊！哈哈，我还知道你白大褂的屁股上也是黑乎乎的，哈哈哈，你的屁股啊！ 天天坐在凳子上，哈， <laughs> 许三观在林浦的医院卖了血，又在林浦的饭店里吃了一盘炒猪肝，喝了二两黄酒。接下去，他走在了林浦的街道上，冬天的寒风吹在他的脸上，又灌到了脖子里，他开始知道寒冷了。 他觉得棉袄里的身体一下子变冷了，他知道这是卖了血的缘故。他把身上的热气卖掉了。许三观感到风正从胸口滑下去，一直到腹部，使他肚子里一阵阵抽搐。他就捏紧了胸口的衣领，两只手都捏在那儿。 那样子就像是拉着自己在往前走。阳光照耀着林浦的街道，许三观身体哆嗦着走在阳光里。他走过了一条街道，来到了另一条街道上。他看到有几个年轻人靠在一堵晒满阳光的墙壁上，眯着眼睛站在那里晒着太阳。 他们的手都插在袖管里，他们声音响亮的说着、喊着、笑着。许三观在他们面前站了一会儿，就走到了他们的中间，也靠在墙上。阳光照着他，也使他眯起了眼睛。他看到年轻人都扭过头来看着他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啊。” 这儿暖和呀，啊，呃啊啊！这里的风啊小多了。年轻人们点了点头，他们看到许三观缩成一团靠在墙上，两只手还紧紧的抓住衣领。他们互相之间轻声的说：“嘿，看到他的手了吗？把自己的衣领抓的那么紧。” 像是有人要用绳子勒死他，嘿嘿，他呀在拼命抓住绳子似的，你们看像不像？许三观听到了他们的话，就笑着对他们说：“哈哈，我呀，是怕冷风从这里进去呀。”许三观说着，腾出一只手指了指自己的衣领。 继续说，哎呀，这儿啊，就像是你们家的窗户啊，你们家的窗户到了冬天都关上了吧？啊，哦，这冬天要是开着窗户，在家里的人呐会冻坏的。年轻人听了这话之后，哈哈笑了起来。笑过之后，几个人都说：“哎呀。” 没见过像你这么怕冷的呀！我们都听到你的牙齿在嘴巴里打架了。你看，你还穿着这么厚的棉袄。哎，你看看我们，我们呐，谁都没穿棉袄，我们的衣领子都敞开着呀。哦，哈哈哈！我刚才也敞开着衣领啊。我刚才呀，还坐在河边喝了八碗河里的冷水呢。 哎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我我没有发烧啊。那 <laughs> 你没有发烧，为什么说胡话呀？我我没有说胡话呀。嗨，你呀肯定是发烧了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冷啊？呃，是啊。 <laughs> 那你呀就是发烧了啊。 这人发烧了呀，就会觉着冷。你摸摸自己的额头，你的额头啊，肯定很烫啊。许三观看着他们笑，他就说：“哦，我没有发烧，我就是觉着冷啊。哎，我觉着冷是因为我卖。”年轻人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嗨，那觉着冷就是发烧啊！快，你摸摸额头。” 许三观还是看着他们笑，没有伸手去摸额头。几个年轻人催他：“嗨，你快摸一下额头啊！啊，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摸一下额头又不费什么力气。哎，你为什么不把手抬起来呀？”许三观抬起手来去摸自己的额头。他们看着他，问他：“哎，是不是？” 很烫啊！我我不知道， <laughs> 啊，我摸不出来呀。我的额头和我的手一样冷啊！来，我来摸一摸。有一个人说着走了过去，把手放在了许三观的额头上。哎，他的额头。 是很冷啊！另一个人说：“哈哈，你的手刚从袖管里拿出来，你的手热乎乎的。哎，你用你自己的额头去试试吧。”那个年轻人就把自己的额头贴到许三观的额头上，贴了一会儿后，他转过身来摸着自己的额头，对另几个人说：“哎，是不是我发烧了？我比他烫多了呀！” 接着，他又对那几个青年说：“哎，来来来，你们来试试。”几个人就一个一个走过来，一个挨着一个贴了贴许三观的额头。最后，他们同意许三观的话。他们对许三观说：“哎呦，哎，你说的对呀，你没有发烧，哈 <laughs> 哈哎，是我们发烧了。”哈哈哈哈哈哈。” 几个年轻人围着许三观是哈哈大笑起来，他们笑了一阵子之后，有一个人吹起了口哨，另外几个人也吹起了口哨，然后他们吹着口哨走开了。许三观看着他们走去，直到他们走远了，看不见了，他们的口哨也听不到了，这时候他就一个人笑了起来。 他在墙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，周围都是阳光。许三观觉得自己身体比刚才暖和一些了，而抓住衣领的两只手已经冻麻了，他就把手放了下来，插到了袖管里。许三观从林浦坐船到了北荡，又从北荡到了西塘。 然后他来到了百里。这时候他离家已经有三天了。三天前他在林浦卖了血，现在他又要去百里的医院卖血了。在百里，他走在河边的街道上，他看到百里没有融化的积雪在街道两旁和泥浆一样肮脏了。 百里的寒风吹在他的脸上，使他觉得自己的脸被吹得又干又硬，像是挂在屋檐下的鱼竿。他棉袄的口袋里插着一只喝水的碗儿，手里拿着一包盐。他吃着盐往前走，嘴里吃咸了，就下到河边的石阶上，舀两碗冰冷的河水喝下去。 然后回到街道上，继续吃着盐走去。这一天下午，许三观在百里的医院卖了血以后，刚刚走到街上，还没有走到医院对面那家饭店，还没有吃下去一盘炒猪肝，喝下去二两黄酒，他就走不动了。他双手抱住自己，在街道中间。 抖成了一团，他的两条腿就像是狂风中的枯枝一样剧烈的抖动着，然后枯枝折断似的，他的两条腿一弯，他的身体倒在了地上。在街上的人不知道这个人得了什么病，人们问他，他的嘴巴哆嗦着说不清楚，他们就说把他往医院里送吧。 人们说：“好在医院呢，就在对面，走几步路就到了。”于是就有人把许三观背到了背上，要到医院去。这时候他口齿清楚了，连忙着说：“不不不，不不不不不不去不去！哎，你病了，你病得很重啊！我们这辈子都没见过像你这么乱抖的人。” 我们要把你呀送到医院去！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那你告诉我们，你呀得了什么病啊？你是急性的病啊，还是慢性的病啊？要是急性的病，我们呐一定要把你送到医院去。人们看到许三观的嘴巴胡乱的动了起来，他说了些什么，人们谁也听不懂。 哎，他在说些什么呢？嘿，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行了，别管他说什么了，咱们呢，赶快把他往医院里送吧。这时候，许三观又把话说清楚了：“我我没病啊。”人们都听到了这三个字儿。 他说他没有病，这没有病怎么还这样乱抖啊？我我我冷啊！这一次人们都听清楚了。哎呀，他说他冷啊。哎，他是不是有冷热病啊？要是冷热病，送医院也没有用，就把他送到旅馆去。哎，听他的口音呐，是外地人。 许三观听人们说要把他送到旅馆，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，让他们把他背到了最近的一家旅馆。人们把他放在了一张床上，那间房里有四张床位，他们就把四条棉被全盖在了他的身上。许三观躺在四条棉被下面，仍然哆嗦不止。躺了一会儿，人们问他。 怎么样，身体暖和过来了吧？许三观摇摇头，他上面盖了四条棉被子，人们觉着他的头像是隔得很远似的。他们看到许三观在摇头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盖了四条被子还冷，那肯定就是冷热病了。” 这种病一发作，别说是四条被子，就是十条都没有用。这不是外面冷啦啊，是你身体里面在冷啊。这时候啊，你要是吃点东西，你就会觉得暖和一些的。人们说完这话，就看到许三观身上的被子一动一动的。 过了一会儿，许三观的一只手从被子里伸了出来，手上捏着一张一角钱的钞票。他对人们说：“我，我想吃面条。”有人就去给他买了一碗面条回来，又帮着他把面条吃了下去。许三观吃了一碗面条，觉得身上有些暖和了。 再过了一会儿，他说话也有了力气。他就说：“用不着四条被子了，啊，求你们拿掉两条，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”这天晚上，许三观和一个年过六十的男人住在了一起。 那个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他穿着破烂的棉袄，黝黑的脸上有几道被冬天的寒风吹裂的口子，他的怀里抱着两头猪崽子走了进来。许三观看着他把两头小猪放到了床上，小猪吱吱的叫，声音听上去又尖又细，小猪的脚被绳子绑着，身体就在床上抖动。 他就对猪崽子们说：“睡了，睡了啊，睡觉了啊。”说着，他把被子盖在了两头小猪的身上，自己在床的另一头钻到了被窝里。他躺下后，看到许三观正看着自己，就对许三观说：“哦，现在啊，半夜里太冷了啊。” 呃，会把小猪冻坏的啊！他们呢就和我睡一个被窝了啊！啊！看到许三观点了点头，他嘿嘿的笑了。他告诉许三观，他家在北荡的乡下，他有两个女儿，三个儿子，两个女儿都嫁了男人，三个儿子还没有娶女人呢。他还有两个孙子。 他到百里来是来把这两头小猪卖掉。哎，百里的价格好啊啊呃，能多卖钱呐。哎呀，我今年呐都六十四岁了。哦，看不出来，哈哈，六十四岁了，你的身体呀还这么硬朗啊？呵呵呵呵呵呵。 听了这话，他又是嘿嘿的笑了一会儿。我呀，眼睛很好啊，耳朵也听得清楚，这身体呀没有毛病，而就是力气比年轻时啊少了一些。这时候，他看到许三观盖了两条被子，就对许三观说：“哎呦，你。” 是不是病了呀？你盖了两条被子，我看到你还在哆嗦呢。我没病，我就是觉得冷啊。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：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